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三十六集。洛寒不得不找了个掩体躲避，连头都没法伸出来。空间兽在外面发疯，他眼睛看不到了。 动作虽然杀伤力大，但是没有章法，短时间内并不能威胁到洛寒。然而这只是暂时的。空间兽在暗光的环境中长大，他观察猎物并不依赖光线，迟早他会发现洛寒。这实在是个为难的问题。洛寒藏在石头后想了很久，还是想不到他怎么样可以打败那么庞大的空间兽。 陨石砸在他身上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可见这种异兽皮肉极其厚实。以洛寒的攻击力，恐怕没法突破他的防线。一块块碎石带着长尾巴落下来，把地面砸出深浅不一的坑。洛寒看着满天火星，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炭烧烤肉，紧接着就想起烤鱼。对呀，烤鱼。 洛寒记得现代时听什么人说过，他们无法见到活的深海鱼，因为深海鱼生活在水压高的深海域，肌肉和骨骼都适应于高压强，所以一旦被拿到地面，就会因为体内外压力失衡而死。洛寒模模糊糊生出一个想法：深海鱼、压强、虚空、空间兽。 虚空重力小于正常世界，压强也相应小。空间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应当和深海鱼一样，体内压强和环境压强平衡。如果我可以控制空间兽周围的法则，让压强不断增大，一直增到一个可以让空间兽自爆而亡的程度，这样岂不是能不战而胜？想法很有条理，但是实施起来难度非常大。最致命的是，洛涵了解过与压力有关的法则。 但是从没有亲身练习过，现在他只能赶鸭子上架，死马当活马医。洛寒伸手在自己面前的小空间里尝试改变压力，可是还不等他试验出结果来，空间兽忽然从他头顶穿过，带来一阵密集的落石雨。洛寒当做掩体的那块石头开始蹦出裂纹，如果他不能赶快解决空间兽，这块掩体马上就撑不住了。 洛寒硬着头皮伸手，在空间兽头部划出一块空间，然后迅速增大压力。空间兽体积太大了，洛寒不可能控制它全部身体，就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将目标定在它的头部。按照生物的共性，头部绝对是所有生物最致命的地方。一旦头脑血管破裂，任你再强大的生物霸主也难逃一个死字。 空间兽感受到强烈的刺激，它脑部剧痛，仿佛有千钧重锤在不断的挤压它的头颅。剧烈疼痛下，空间兽大幅度翻滚，拼命反抗那个无形中的对手。空间的碎石被再一次搅动，洛寒躲在石头里，不去管上方发疯的空间兽，也孤注一掷，用尽自己全力将法则调整到极限。 在洛涵即将脱力的时候，空间兽终于气绝身亡。它庞大的身体“咚”的一声从上空落下，在地上砸起巨大的尘埃。洛涵赶紧拿出防护法阵，挡住各个方向飞溅的细沙和石块。等外界终于恢复平静后，洛涵才撤去阵盘，小心翼翼地靠近空间兽。现在的他尾巴还在细微抽动。 看得出来，他死得很痛苦。洛寒对虚空域的了解十分有限，但是靠逻辑推理都能知道，虚空域如此难得一见，空间兽如此强悍，那空间兽体内的肌肉骨血必然是相当难得的练气材料。可惜这么大只的空间兽，洛寒实在不知道从何下手。他仅是绕着空间兽的尸体走一圈，就需要小半个时辰。 洛寒靠近空间兽胸腔这个位置时，忽然感受到里面传来法则的气息。洛寒吓了一跳：“这真的是异兽吗？空间兽怎么会有法则？”他只能靠得更近些，仔细感受里面的气息，确实是法则。洛寒心念一动，想起一件事情：空间兽以虚空尘埃为食。 虚空遍布三千世界，难免会有一些世界法则溢出。这些法则散布在尘埃里，被空间兽摄入，日积月累，空间兽体内就集聚了相当可观的法则之力。空间兽也会修炼，随着体内能量不断流动，最终所有能力和法则都积累在胸腔。洛涵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：如果我吸收了空间兽胸腔内的法则。 我的灵力岂不是会大大增加？下次再用法则，将游刃有余的多。果然，自然界中的道理是残酷而现实的。强大的动物都以捕食其他生物为生，狩猎确实比自己积累快得多。鹿晗也不客气了，直接用空间术将空间兽胸腔部分的内核挖出来。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他花了很久，才终于磕磕绊绊的把内核拿到手。 洛寒找了个避风的地方，摆上重重防御阵法，然后将空间兽的内核握在手中，五心朝天，闭目凝神，缓缓吸收里面的法则之力。洛寒不知道自己吸收了多久，等他再次睁开眼睛，虚空中的罡风依旧猛烈，陨石雨昼夜不息，虚空深处的星云依然散发着炫目的光芒。 洛寒低头看自己的双手，虽然没有尝试，但是他明确感受到他的法则力量变强大了。如果下次他再用同样的办法捕捉空间兽，所需耗费的时间至少能缩短一半。怪不得天启记那么多人热衷于杀人夺宝，黑吃黑真的是变强捷径。吸收了空间兽的内核后，洛寒对那一大坨尸体再无兴趣。 干脆直接留给其他异兽做食物，他则继续往前走。洛涵走走停停，中间又捕捉了两三只空间兽。他的法则力量稳步提升，这短短几天提高的分量，比得上他修炼几百年。但是这一次，洛涵完全感受不到开心，因为他发现他迷失方向了。他本来方向感就不算好，如今站在虚空中。 放眼望去，所有地方都是相同的陨石和尘埃带。即便他朝着一个光亮的地方走，很快就会分不清哪个是他的目标星云。置身宇宙中，所有繁星都相似。慢慢的，洛寒对时间的概念也在飞速流逝，没有昼夜，没有四季，没有任何外界刺激，眼前永远都是一片漆黑，压抑感远比绝顶深渊更深。 绝灵深渊有凌青霄陪着他，即使如此，都不到一个月，洛寒就受不了了。如今他独自一人跋涉在虚空宇宙中，孤独感更加强烈。洛寒不得不在预检中记下自己做过的事情，并且不断重复他认识的朋友名字，来保持自己心态稳定。但是，绝望感还是渐渐包裹了他。洛寒意识到。 他这样漫无边际的行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世界在哪里，他更不知道他要往哪里走。洛寒终于停下来，仰头望向深不见底的星空。宇宙浩瀚的让人害怕，我即便是一介天道，在宇宙中，亦不过是一粒渺小的尘埃。我是谁？我要做什么？我从何处来？ 要往何处去？洛寒陷入心魔中，对自己产生巨大的怀疑。这时候，他的手指突然传来一阵凉意。洛寒从迷失中惊醒，低头发现是手上的戒指在悠悠散发着凉意。洛寒突然生出一阵泪意，这是林青霄送给他的，那时候他们还在中山。 他们没有经历希尔米海，没有经历中古，他如同在现代一样，每日去课堂读书听课，放学了被某位学霸同学压到藏书阁学习。他最大的烦恼不过是课业太难，不想做作业。洛寒伸出另一只手，将两只戒指并排放置。两个戒指是天宫发放的物资，本该是一模一样的。 可是洛寒现在才知道，其实并不一样。林清霄的这一个加了清新提神的阵法，然后林清霄送给了他，他送的时候甚至提都没有提过。洛寒打开自己的储物空间，看到最外面放着一个晶莹剔透的竹杯，这个竹杯是他买来送给西恒的。他本来正在送杯子的路上，却遇到了魔神埋伏。 当时他不慎掉落了好几个，仅剩的一个随着他一起被吞噬到虚空。洛涵从时空缝隙里掉出来后，立刻将竹杯放到空间戒指中，妥善保管好。空间戒指中时间停滞，竹杯放在里面，不必担心损坏，也不必担心老化，它会停留在刚出炉的模样，仿佛片刻前他才从林青霄手中接过这套杯子。 洛寒用力眨眼睛，将眼泪逼回去。他虽然想哭，可目光却逐渐坚定下来。对啊，我要回去。我答应了林清霄，很快就下山找他。他那么相信人的性格，如果我不去，他岂不是要等很久？我认识了很多朋友，有许多未完成的愿望。无论天启纪还是中古，都有许多人在等着我回去。叶子南、邹继白、西恒 荣成以及林清霄，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